今天咱们说说这个《南方都市报》出了一个广告，这个广告呢，本来昨天看还挺兴奋啊，嗯，但是很快啊就辟谣了啊，所以你先看看他说的是什么。咱们看看这张图，呃，我还头一回在这个中国报纸上看见这种宣告啊，说呃前任张太，你放手吧， <laughs> 输赢已定，好男人只属于懂得搞好自己的女人。 祝你早日醒悟。什么叫搞好自己的女人？就是把你自己打理好，打理好，处理好你，就是把就把你自己搞好。就你，你以为这是这个原配向小三发出的那个那个呼吁吗？不是，那是小三向原配发出的，不像前任， <laughs> 对，像前妻啊，他这意思对吧？前任张太，然后现任张太向前任张太发的。 但是上他那个分段分的有点搞好自己的女人，单单看上去这段话有点奇怪，没有是吧？其实这个广告重点就在于这一句。哎，你听他说说，因为现在发觉他就是一个化妆品广告的广告，所以呢，他就其实到最后听说他在后面还有很多波呢。等到网路先以为是这个小三的这个叫嚣之后，等到这个。 广告一火了以后，他就告诉你说，化妆品要卖，就是请你把自己搞好，你就不担心老公在外面有外遇了。所以其实他其实本来后的半段是这样，他这个第一个，我说他是成功呢，还是把自己搞死了？因为现在不准了嘛，对吧？ <laughs> 就工商局现在召集这个广告部啊、南方都市报这个广告主来开会， <laughs> 这叫广告法里还是什么相关法规？有一条就叫违反社会良好风尚。 是，所以很妙哦。像我们中国的社会里面，没有法律治理真小三，但假小三，我们有很多法律。你比如说这种，这种好像现在在报纸上，比如说我要用一个大版啊，好比说我花钱我要求婚行吗？是可以啊。 求爱这都没问题，在台湾发生过很多次啊。那这种广告算是一种比较高级的广告，叫连续的广告。是深圳的那个地产广告啊，在街边的那个大牌子，那是很贵的嘛，刷一次很花钱。他甚至也会用连续的。对，你我你第一次看看不懂，比方说先生，你的壶。 让人家看搞不懂这是什么回事，也没说什么地方，什么什么就是说，然后你等着过了一个月，他才告诉你啊，这个是一个什么地方。然后他用的是一个，呃，口吻好像是一个女的叫男的，我还指出过上海的有一个广告，我在这个节目好多年前讲讲过以后，那广告还撤掉了，真撤掉了。我们节目无眼福建。哎，那那个广告是什么？他说老公谢谢你。 就是一个，它是个地产广告，是，然后是一个一个很漂亮的女的，然后就说，呃，就是就是买房子嘛，对，然后她就说老公谢谢你，但是怎么撤呢？但在那个时候啊，上海啊，老公这个词是引进的，一般是他住在古北，就是那个专门是二二奶区啊，就是他那个口气是叫男的帮第二个女的这样买房子，然后那个女的的口气来谢谢这个老公，是这么一个一个一个一个态势，哦，结果后来他就撤掉了。 这个就符合你刚才讲的那个意思啊，违反违反违反，就是这不就助长这个。所以他们都在打擦边球，就是看自己能够撑多久，就吸引形成话题是最。这两年有点变化了，以前在上海人里边没有叫老公这个说法的，这个说法当初叫老公都是指那种关系，就是说不太清楚到底是不是自己的丈夫，但是叫以示亲切。老公原意是公公啊，太监的意思啊。 你知道，哎，对太监的意思，所以他们糊里糊涂就用。现在有点，有点，有点呃，犯了。现在搞得有点，有点。是。台湾叫什么？老公。是台湾老公。哈哈哈就那地方都从台湾来的。对，就是台湾来的。对，上海的古北那一带就是台湾的男的来了。上海的女女生叫我们，你知道我们，你知道我们叫什么吗？我们原来叫老头儿。 我是石家庄河河北那我们之前说说我老公啊，就是说我老头儿，老老头儿这个。在台湾讲老头是爸爸。哎哎不是，这满街老头都是你爸爸。对对，如果你说我家老头有时候变成是，我会以为你家讲你爸爸。我们那个叫老爷子，对，上海也是纺织工人二十来岁，我们家老头子，老头老老头子。那这个老头子都是指老公。 对对对对，但现在呢，他们都受了台湾连续剧的影响，现在也老公老公了一个一个。对，过去你看啊，就是大陆过去的这个人呐，这夫妻之间称呼透着老，透着老夫老妻，很年轻二十多岁的就是我们家老头子，是吧？我对你老头有什么奇怪？那女的不就叫他老婆吗？那不就是老吗？你看一上来就所以老婆配老公啊，所以这是一套的啊。 对， <laughs> 对啊， <laughs> 这是一组的。没有播的， <laughs> 对，这是一组的公婆，这是一组的，对，有道理，有道理。所以你看，语言，语言很有意思。很多时候啊，你用一种用用用一种语言呢，哎，就能够哗众取宠。而且今天你说这个网络呀。 其实是个语言的世界，嗯，对你发现没有？对对。你不管说这个那个，是在玩文字游戏啊，全是文字啊。过去我们是两个要面对面，对不对？呃，然后就是就是你你你现在在网络上说白了就是个电脑屏幕上面啊都是文字，所以你想到没有？其实现在是这个语言的这个力量，所以你看啊，这个是商业炒作了吧？嗯，这个有关部门打击了吧？我跟你说，我不得不给你念一长段这个。 新闻就是啊，最近知的这个风向嘛，北京警方按照公安部的这个统一部署，嗯，一下打掉一个这个在互联网什么蓄意制造、传播谣言、侵害他人名誉、非法攫取经济利益的叫网络推手，这一下抓了好几个，这是一个一个什么公司的网络推手，但是你知道他干了什么？这跟咱们这几年的很多话题都有关系，我觉得。 你看他这一段啊，说，警方在调查中发现，这些人干了什么呢？就是七二三动车事故发生后，故意编造散布中国政府花两亿元赔偿外籍旅客的谣言，两个小时之内就被转发一点二万次，挑动民众对政府的不满，编造雷锋生活奢侈的情节。 这个咱们也当成话题谈了一些， <laughs> 说雷锋生活怎么这么奢侈？谈过吗？呃，谈过，谈过。说这个乌称这一道德楷模的形象，完全是由国家制造的啊。这个利用郭美美个人炫富事件蓄意炒作，你知道吗？你这么一听啊，这个表达，这个语言表达也有问题，它代表某种官方的忽悠。它代表代表一个什么呢？就是说，哦，你说这些事件呢？ 全是这些人弄的，但老实讲，我认为这样的说法也不完全。这些人叫什么呢？趁势作案，他们只是推波助澜。什么叫网络推手啊？他是顺势而为，跟新闻工作者一样。你们现在都在骂这个事儿吧？聊这事儿，我给你弄出一报的一猛料。其实这是准确的。所以你看啊，他说利用郭美美啊编造了一些地方公务员被要求必须向红十字会捐款的谣言啊，攻击中国的慈善制度。 捏造全国残联主席张海迪拥有日本国籍，呃，并将著名军事专家哎马鼎盛吗 <laughs> 并将著名军事专家、资深媒体记者、社会名人和一些普通群众作为攻击对象，无中生有编造故事，恶意造谣抹黑重伤。这个秦阳二人就说这俩推手啊，公开宣称网络炒作必须要忽悠网民，使他们觉得自己是社会不公的审判者。 只有反社会、反体制，才能宣泄对现实的不满情绪。必须要煽动网民的情绪和情感，才能把那些人一辈子赢得的荣誉、一辈子积累的财富，一夜之间摧毁。他们公开叫嚣，哎，我觉得这个语言也挺铿锵有力的啊，说他们公开叫嚣，谣言并非止于智者。 而是止于下一个谣言， <laughs> 这句话是真，这句话是真，这句话能留下来了。没错，他们不惜一次次突破道德法律底线，制造传播各种谣言，甚至使用淫秽手段对多位欲出名的女孩进行色情包装。这说这是谁呢？然后你看，这啊，这这几个真列举了，说中国第一无底线暴露车模，干爹为其砸重金炫富的模特等。 全是他们引以为豪的杰作。 他们的行为严重败坏了社会风气，污染了网络环境，造成恶劣影响。有网民称其为“水军首领”，并送其名字“谣翻中国”， <laughs> 就是谣言呢，“谣 <laughs> 翻中国”。哎，最近办这个案子，这也我觉得这段话说的这个语言也挺有意思。就网络炒手很久了，对不对？但我常常其实，我某种程度我会觉得他们好了解民众在想什么，或者说网民在想什么，因为我们例如说我自己发微博啊什么，你想想。 为什么他们会喜欢这一条帖子呢？就我每天发，我没有目的的啊，就只是分享我觉得我生活中的一些事。但有些帖子转发率就特别高，有一些呢，明明都我的照片，可是这条帖子怎么就没有人看呢？就是我搞不清楚，有时候不太知道大家是喜欢什么，但他们好清楚，就是，但但是我觉得到最后是因为他们走的是太极端了，就是说他已经有点是呃这个不管真真假假，总之只要吸引你注意就是我的目的，所以我觉得是这个手段上他。 偏激了，但如果他在这个社会道德的中间摇，呃，就是如果我把握住这个尺寸的话，其实我我倒觉得是一个创意了， <laughs> 我倒觉得是一个行销的创意。这些人要是干好事儿，是可以可以到广告公司。是，是，我是意思意思这么讲。但是你说，呃，有些行为到了这个犯罪的边缘，但是你记得前一阵那个女歌手。 呃，编造一个说我要炸哪哪哪儿，嗯，最后开始说你这是这是刑事犯罪，到后来降低为这个违反什么治安管理条例，就是你在网络上散播谣言，和关了几天就放了。你看这算程度是轻一点的了，那么要程度再轻一点实际上，所以咱们就说这个今天这个广告一直说到现在，今天这个社会就是个谣言的社会啊。 对吧？这我们新闻工作者最清楚了。为什么？因为你说到底，我是不跟你不能跟你说说出是哪个电影了。那我可以告诉你，现在这个电影要出来之前，某个电影让出来之前，你看到的所谓这个绯闻呢，也都是假的。了，都是出来的呀。某个电视节目要推出之前，就会做出一些个新闻呢，谁谁谁跟谁谁谁怎么样了，谁谁跟谁是怎么样了。那这都是营销。 策划，那你说某种程这这个好像不能算犯罪，但是这算什么呢？这算今天这两条新闻我是同时看到的，一个是陈小鲁就陈毅的儿子，呃，就文革的事情忏悔，另外一个就是公安部抓了这个网络的这个这个造谣，这个等于是造谣公司。这两个消息呃都会影响深远，我自己觉得这个是第一次公安部门。 在网络的这个范围里边抓刑事犯，就是说他他们没有实际的犯罪，但是他在网络上，这个所以这件事情是将来会影响非常深远的。那个那个，又听刚才讲的对，呃，动车不是他们做的，雷锋的怀疑也不是他们开始的。 还有还有一个什么东西啊？他们你刚才讲了三个，呃，雷锋什么动车，还有什么？哦，郭美美，郭美美，郭美美的事情也也不是他们弄出来的，但是他们他们就是观察到什么帖子会火，嗯，他们就往那边造谣，嗯。 他们造谣的动机呢，是不是像他们猜测的是准备要反体制、反国家呢？很难说，因为你看他们实际的情况，他是一个职业的网络炒作公司。这个里边，秦火火这个人呐，他就是他曾经一个行为，就自己举了个牌，在地铁上就请加入我的 <laughs> 微博吧。 叫求粉哥啊，就就是他们是这种人，就是说他，你看都是从乡村来的，进新移民，就新城市人，他们是无所不尽其极，而要求得自己在网络上一个生存的途径。好，先去一下广告， <laughs> 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你说有些事儿我真是半信半疑啊，你看他就说。 呃，就是中国互联网上的乱象之一，就是低俗恶毒文化流行。著名的如甘露露事件、凤姐事件，其实这两大乱象都是推手在幕后操纵，是吗？是，他们就是推手。甘露露不是自己干出来的吗？ <laughs> 但是有人指点他说，你应该 <laughs> 发这样的照片，你怎么做会引起注意吗？其所以，所以我我我我我刚才的话讲完。第一，我完全同意，如果在网络上你查出来他是有意的造谣。 做出一个就是你编出来的，你不是传播哈，你自己编出一个东西不符合事实，要负法律责任。是，这个这个我觉得这个这个早就应该做了，现在做呢已经有点晚了，但是做总比不做好。嗯，但是做的对象是应该他这个行为的效后果本身，而不是假定这个人动机反革命啊或诸如此类叫嚣啊之类，这些都没有用的，因为你要查动机，说不定他就是为了。 点击率是，而且现在还有更多的，他们讲出的几个有点政治含义，成为首先打击的，还有更多商业上的炒作，有更多不存在的，对不对？其实全部还有更多婚恋的那种东西炒作，都应该负上法律责任，这些才是应该打击的对象。我觉得这个公司的目的绝对不是说要这个集体这个。 集合这么多民众，全部都为最后都是钱而已，就是没有任何更更可怕的这个呃目的。我觉得大大家就是为了要赚钱。那之前我记得我们以前传播不是很久前说，当只有一个收益金的时代的时候呢，美国不是有个很有名世界就说外星人来了，哇，整个村子都相信这个有外星人，那时候叫做一颗子弹的理论，对不对？就是媒体就是像一个子弹打中你，你就。 你就你就马上尽兴，魔术子弹。那到了最后，照这个传播理论，到最后呢，应该是到了越发达的世界，大家会选择媒体。以后呢，我只是我会越来越知道更多面的东西，我不会只相信一个媒体说的话。可是我觉得我们到了有网络以后，怎么退步了？就是我们只相信网络上说的话，这是社会的原因，是因为民众变笨了，还是因为不是什么的发展？我跟你说，你为什么只你不是相信？ 其实你无所谓，你不是你无所谓相信不相信，你知道吧？这就是像那种什么呢？但你不相信，你不会转发，你一定是认同某一件事，你会转发。是，是，是你不信，才有了这种相信。不是，你信和不信，其实你自己都不太关心。你看这些标题啊，什么叫人性的欲望啊？就好像我弄一个一个光屁股女人在那儿看，大家都要看呢。 这很简单，他这些标题就是一个一个的光屁股女人，老老老实说就是这么回事。你比如说，所有的你看他总结这些经验，反社会、反体制，对吧？或者说，甚至就是说，有个嫩模突然在微博上声称说，我的干爹花了八百八十万啊，这个包机带他去伦敦看奥运等等等等，这就是这个推手推出来。你知道，他这一句话，就是你在网上你看见这个标题啊，你也会点。所以人性当中啊。 你对一些事情，就好比比如说今天你看见一个标题说，一个女人跟二百六十四个男人呃这个轮流做爱，你看见这么一个标题，谁也会看一下这是怎么回事？这是人性里边有一种呃，我觉得不好说是负面的。但是你不不见得会去相信这件事吗？你你那是你的娱乐，你没你没觉得你看这玩意儿？那我觉得你难道真为了弄清楚？道到闻人性是普遍的，但是这种情况在中国有它的特殊性。 是，就是说，就是说，你你在美国，你你你发这么一条，那个子弹打不没那么大的效果。为什么在中国会有这个情况呢？就是因为你动车发生的事情，你有很多消息，你当时你不是你还记得这个那个人说的话吗？你让大家觉得网你们信不信？你们不信，反正我信了。 大家下面的人听了这个话不信，所以你这个谣言出来，你说他政府赔了个外国人多少亿，大家就相信。这个里边有一个逆反心理在起作用。对了，对了，我的意思就是说，网络你在外面，你在其他呃国家里面，他可能他为什么没有达的作用呢？那你其实这些谣言就没有意义，因为所有人都知道你是假的，你顶多吸引了点击率，但不会造成风气上的改变。呃，我我但是如果在中国，你只让别人你也不用怕他反得了社会是。 是，因为你在网络，你别认为他唯一能够相信的东西，那表示有很多东西是不值得相信的。是是是，这也是中国一个特殊的一个复杂性，就是这有一个就是说，正事儿你也没有正经的告诉人家的时候，也容易。你郭美美跟红十字会，你有正经的交代吗？到现在有复杂的情况，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可还有更复杂的一个情况，就是你说这个求粉，求关注。 招人儿，对，这是网络的一个本能。对，你知道最近这个，我还是咱学习国家政策哈，又说了一个，国家要节俭办晚会，嗯，不准拿国有企业的钱去办那么大型晚会，请那个明星。可是你知道，其实这些活动，好比说一个百货公司开业，比如说我们在网上，我不知道那价钱是真的假的，那这说的我这下巴都合不上， <laughs> 一分钟六万块钱，你请有的女星啊。 一分钟六万块钱，那一个小时是是多少钱呢？他他不会让他一个小时吧？对，一分钟六万块的人就让他表演五分钟嘛？对对，就是你知道吗？他就走一下，那么走一下是为什么呢？所以中国人也有意思了，就是说这个城市里这明星要一来，半个城的人都到百货公司去看他，就为了看。 看一眼，那有什么不好呢？你就他不就达到目，这就是个商业。对，所以你看，我就说这个，我说的意思就是说，这些很多铺张的晚会、庆典和活动，高价请明星，这个是怎么形成的？也还是一个要招人儿，他很多事情招人儿里头有商业利益的，嗯，对吧？你现在知道了，网络人气嘛，人气嘛，对对对，很多人就是为了人气，你有人气。 钱就生出来了，是对吧？就是说，在国外也是这样。我们现在哦，任何的这个媒体或者是网络媒体，到最后为什么可以卖高价卖给其他的公司，就是因为它累积的够多的这个流量，够多的这个人去关注它。Instagram 就因为我好几亿了，所以我会被收购。所以任何的现在大家就只要有人就会有商机，这是一定的。只是说你用什么东西去关注这个东西？你 Instagram 需要发一些色情照片我才吸引到这么多用户吗？ 不是，Instagram 到最后为什么这个东西会红？哦，因为每个人 share 他的生活，你发觉哎，就是在里面你可以找到不同，越多元它吸引，所以可是在在中国很单一才会吸引，所以我只有一个原因才会吸引人气。所以所以有一个心理我也不理解，就是说这个粉为什么我就要就说呃关注一些人，不是他现在这个粉的数量哈，嗯，有巨大的商业价值，是，对呀，同时呢，在有关方面看来，它也有巨大的政治意义。 因因为你看，现在他们定了级了，你的粉有多少级别，你就算网络名人，得拿来开会，你得重点的来宣布几条底线。对对对。我们每个人，你上微博的人，我我自己前一阵也提过一个这样的问题。对，哎，这有点网上会道门组织，是吧？不不， <laughs> 你这么多粉丝，而且你还有荣誉感。有的人呢，他别无别的成就，像你，你有这个成就，我还在大学教书。但有的人，他唯一的成就就是有多少粉呢？ 他可能在生活当中，他多少粉就变成他重要。我最近还提出个问题，我自己的微博上，我发了两条，一条是关于上海的一个代院长，一条是我问吴青峰是男是女，我搞不清楚。 <laughs> 结果吴青峰这条回贴就多过那个，在我看来比较重要的问题。我再发了一条，我说为什么？接着下来为您播出《西安楼冠文明启示录》。很多几百年。